多么美的一幅啊！所以各位家长，你们的亲人、你们的隔壁，还有弟兄姐妹们，家里面还有小孩子吗？快快送来上一堂主日学，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开始，到十点结束，没有交通。 我是指特别啊，没有交通的话，没有车载送，你们跟老师、跟牧师讲，我们会安排车辆去载他们来，也载他们回去，让他们在礼拜天不是在床上睡觉，也不是拿着手机在看什么，来到教会。 来到礼拜堂，给他们学习，所以这个叫做 Sunday School，礼拜天学校，会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的。我们今天主日学是第一次做这个孩童献唱的节目，所以还不是做的最好。明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更好。我希望所有做妈妈的、做婆婆的、做爸爸的、做公公的。 看了今天这些小孩子的，啊啊，唱歌之后，心里面做一个励志。明年，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一定也要在台上唱歌。你知道在当中唱歌最年小的是几岁吗？两岁，刚才应该有拍下来。妈妈也在我们当中，本村在我们中间吗？本村举手一下，本村啊，你看。 两岁的女儿在门中间。我小学的同学，现在是做婆婆的，她两个孙女也在门中间，一个也是两岁，啊啊，就啊唱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人，有一点怯场了。但是姐姐的一直唱到，弟兄姐妹们，给他们来到教会，让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 那是他们一生的祝福啊！记得一生的祝福。你知道，这些做老师的，我们教会主日学老师，当中他们是在学校做老师的，当中也在学校做副校长的，他们礼拜天来教唱歌、讲故事，没有工钱的，知道吗？用爱，就是希望这些孩子长大。 一天一天长大，身体、心灵、心理、灵魂都是健康。所以，记得家里的小孩子、隔壁家这些，让他们来。我们主日学到十二岁，到十二岁。当然，你超过十二岁，我们七月开始，你也可以来主日学。我们七月开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 特别为做十一岁到二十四岁的人策划预备的，撒切尔母母石台报告。那么这个花要跟大家说对不起，开知识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已经一段的时间我们在母亲节没有带这个花了，所以不知道红色需要多多少朵，粉红色需要多少朵，白色需要多少朵，红色。 表示说爸爸妈妈还在这个世界，粉红色爸爸妈妈当中一个不在了，褪色了，生命褪色了，白色爸爸妈妈都不在了。那么刚才人家告诉我说，白色的没有了，白色的不够。原来我们当中好多人，我们都没有机会向这些青少年人小孩子们送。 花给妈妈，是个遗憾，没有花了。你看牧师，也没有花和可带。爸爸妈妈不在，好像带花也没有意思了，缺少意思。白色，就是服大家。圣经里面，我就讲个故事。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有两个女人，她们住在。 同个房间，没有别的人住。有一天，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哇，像个宝，对不对？过了三天，另外一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房间两个女人，大家都生了一个儿子。可是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女人做妈妈的，她睡觉不小心的时候压到她的孩子。 把他的儿子压死了咯！哎呦，我讲哎，红在 ICU 咯，他心很痛。他看到对面那个床，那个妇女的孩子哇哇的，他就赶快起来，偷偷的去，把他死的孩子放在跟他同床那个妇女的床上。他的孩子，把他活的那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身边。 然后也睡去了。到了天差不多要亮的时候，那个孩子还活的，那个做母亲的，他起来喂，要喂奶给他的孩子。哎，孩子死了，他吓了一跳，怎么会死啊？昨天晚上还是好好的嘛。然后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一看，哎呀，这个样一年外呀，这个样一年外，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他在看对面那个船的，对面那个船，那个孩子是我的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起来，起来！怎么你孩子死了孩子放在我这边？这个孩子活的是我的啊，怎么会跑到你那边？那个死了孩子，那个做妈妈的就说：谁说的？电工，这是另外样啊，这个孩子是我的孩子啊。” 那个死你的是你的孩死的那个是你的孩子啊两个妇人呢就在那边争啊争做那个儿子每个都说是一是那个外姓外死的是你的活的是我的最后闹到所罗门王那边去闹到所罗门王那边去的时候哎两个母亲都说一样的话王啊死了孩子是他的 活的孩子是我的王啊！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他的。哎，两个母亲，那一定有一个是真的母亲呐，一定有一个是假的，等那小的精一点，在那的改嘛。所罗门王看到两个人在那边争争争争争的时候，他就说：“你呀，刀小娃刀你，来人拿一把刀来，简 baby 一样。” 削刀，北刀哦，把这个 baby 一刀砍下去，分成两半，一半给这个，一半给两那个，反正两个针嘛，现在切成两半，你们一个人拿去一半。哇，那个真的母亲啊，一听到说孩子要被砍成两半啊，完啊完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砍这个孩子了，我就把这个孩子。 给他养呐，那个假的母亲呢？反正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争不到，就切成一半呐。你哪一半，我哪一半呢？哎，所罗门王一听到这个假的母亲这么讲，一听到这个妇人这么讲，他就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母亲呢他马上说：“来呀！” 把这个 baby 抱起来，给这个真的母亲，就是不舍得把那个孩子劈成两半的那个妇女，她才是真的母亲，而这个不要紧了，就劈成两半了，嗯，一人一半了，这个是假母亲，要护供她。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妈妈的心，母亲的心。我们当中有很多做母亲，母亲的心是什么心啊？第一，母亲的心是不嫌弃的心啊！你看这两个妇人，如果你看他们的工作，有孩子会给他们很多不方便的，但是两个女人，两个妇女，两个做妈妈，她们都要争这个孩子。 都要养这个孩子，他们都不嫌弃。虽然孩子给他们麻烦，给他们工作上的不便，再告诉我什么？母亲的心，记得妈妈的心，是不嫌弃的。不论你长得高矮瘦胖，五官端正还是五官不端正，头上有头发还是没有头发。 妈妈、母亲从来没有嫌弃你的，在他的眼中，你就是宝啊。第二，母亲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愿意牺牲的心。我们看到这个做母亲的，他一听到那个真的母，一听到孩子要被劈成两半，不要啊不要啊，他宁愿甚至宁愿把孩子给别人养。 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母亲的心，愿牺牲的心，愿牺牲的。我的孩子牺牲自己都不重要。有些人，当他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或者有些人知道他的妈妈、他的父母在他幼小的时候把他送给人家养。 他心里面呢，耿耿于怀，甚至埋怨、责备、鄙视，就是轻看他的妈妈，还是他的养母？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不论是领养人孩子的母亲。 还是送孩子给人养的母亲，我告诉你，他们都同样是爱，他们都同样希望说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将来。所以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上帝的爱的，大概就是母亲的爱了。 所以，小孩子、年轻人、少年人，从来永远不要怀疑母亲的爱、母亲的心。他们愿意为你做任何的牺牲。我们常常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母亲的爱就是最接近上帝的爱。第三，母亲心里只有孩子。 有一首情歌，西班牙情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们有没有唱给你们旁、唱给你们的爱人、情人听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男女恋爱的时候，讲的话好像很伟大，但是常常是不实际的，也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可是这首西班牙情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用在妈妈的身上，那是什么？那就非常的贴切了。为什么呢？啊，你看今天，有的学生唱歌，我相信台下做妈妈的，你们的眼睛一定看着你们的孩子。你们会去看隔壁家的孩子吗？ 你们会去看别人的孩子吗？你们的眼睛就看着你们的孩子。如果有人问你：“啊，你的孩子在哪里？”你，啊，徐恩恩，一定喊那个穿红衣服的啦，一下子就可以指出来。因为做妈妈的、做母亲的，心里面只有孩子啊！啊，学校运动会，几百人、上千人，妈妈一来。 眼睛一扫过去，就知道孩子在哪里了。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的眼睛从来不会离开孩子的，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年轻人、少年人、小孩子们，记得。 妈妈的心里面只有你，妈妈的心里面只有你。有一个年轻人，有一天，他的女朋友问他：“你爱我吗？”“爱。”“你要证明你爱我，怎么证明？”“你去，回到家，把你的妈妈杀了。” 挖了他的心来给我看，那就证明你爱我了。这个青年人不点怕青年人，他真的回去杀了他的母亲，把他的母亲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要拿去给他的女朋友看，证明说女朋友我爱你。可是。 妈妈的心在手上嘛，捧在手上。他走走走，不小心摔倒了。当他一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手中那一颗妈妈的心讲话了了，讲什么呢？来，呃，哪里有跌痛啊？你看到了没有？ 不论你做什么事情，妈妈、母亲，从来对你的爱没有改变。母亲对孩子的心都没有改变。这个母亲，做母亲的，给儿子杀了，心挖出来了，儿子跌倒了，他还问他：“，干哦我爹那不听我没有。”这就是母亲，青年人。 少年人，你们要知道母亲的心啊。第四，母亲孩子，生命身体一线牵。你们知道吗？母亲从她怀胎到养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她的生命是被破碎过的。 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做孩子的，身体、毛发、骨头等等，都是从母亲来的。因为孩子，母亲的皮肤皱了，母亲的肉下垂了，母亲的骨头疏松了，母亲的容颜老了，母亲的牙齿掉了。 孩子出生之后，做母亲的母亲呢，看孩子的生命身体，比自己更重要。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之前，母亲念念不忘他的孩子的，这是什么？母亲孩子生命身体一线牵。 母亲、孩子、生命、身体，一生一世分不开的。年轻人，记得。一九八十三年，我母亲患上胃癌，stomach cancer 一九九四年离开世界。一九八十三年我还在读书啊，但我知道我母亲。 母亲是胃癌的时候，我很心痛。放假回到家的时候，很多个晚上，我站在母亲房间门窗外，我举手围着我母亲祷告。我说：“猪啊，我还在读书，我不能够奉养我的母亲，你给我母亲健康的身体。” 我愿意自己少活几年，我把年我的年是给我的母亲，她多活几年。我做这样的祷告，很多个晚上我做这样的祷告。有没有人围着妈妈这么祷告？自己少活几年，妈妈多活几年。我这样祷告。一九八五年，我毕业了。 感谢上帝，我回到我到三条路来做牧师。从八十五到一九九十四年，我在三条路做牧师。一九八十五到一九九十四年，所以一九八十五到一九九十四，我有机会奉养我妈妈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我奉养我照顾我的母亲。我告诉大家，进出医院看医生，不会少过一百次的。 我在这奉养、照顾我母亲，这个过程当中，我讲两个我不能够忘记的经历。第一个经历，母亲病重，我会回家，我会回到家的。那个时候我在三条路做牧师，我每次都是星期六回去。为什么我星期六回去？我回去看我妈妈，我要很注意我母亲的身体气色好不好。 我母亲跟我父亲是得不累的，我爸爸有病不必我注意，他都会跟我讲，我生病了去看医生。我母亲呢，没有一次对我说我要去看医生，也没有一次对我说他生病，每次都是我催他，我叫他，然后他才去看医生。所以有一天星期六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通常星期六回去之前我会去按楼那边买十块钱的泡面。 然后我要买一只鸡，读那东红阿妈说：“阿妈，我说让我怎么讲？敢那一刀拿多，不拿多我知道他心里面、口里面骂，心里面很高兴。我走开的时候，他会吃到一干二净。”好了，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去，我看到我母亲走路啊，悠啦悠啦，明的巨榜样。我就跟他说：“阿妈，你。” 身体很弱，我带你去看医生。没有想到我的妈妈一听到说看医生，我讲你个莫白莫白，耿跟耿外看医嘞，还骂我嘞。所以那天，我明明看到他气色很差，有病，可是叫他看医生他不要，固执不要看。结果呢，那一天呐，我是一肚子气回到三条路来，知道吗？ 好，星期六过了三天，礼拜天、星期星期二，我的 office 也忽然间心里的痉挛，我忽然我的心很乱，我就驾车回去莫正外，我决定莫正外呢，我去跑莫正外。回到我们正歪家的时候，厝里冇人呢，家球内嘛，以里冇人呢，阿妈阿妈莫人赢啊！我进去屋子看，屋子后面没有。 屋子旁边也没有，阿妈找哪个可了？原来妈妈还在房间里面。那个时候早上十点多，十一点了，我就在门口叫阿妈，没有应，要开门，门被锁了。最后，我从那个那个房间那个墙壁爬越过去进去。我到房间的时候，我看到我妈母亲躺在床上。 根本都不懂人事啊，都嗡嗡都卖微鼓了。我一摸他的身体，烧得很厉害。那个时候我做什么？我就抱起我的母亲，我母亲不到一百磅重，知道吗？很容易抱的，抱起了母亲，我赶快放进我的汽车，带他去干蒙国看丁雨仁。张医生看了之后，丁雨仁看了说你的母亲肺炎。” 烧到差不多一百零四度，啊！感谢上帝，我及时回家。过后，我的母亲告诉我，我不听安排，改了错，想阿国少，阿国少，他没有做礼拜。他对我母亲说：“那个叫龙界啊，你的儿子龙界，每次都是星期六回来。那天他星期二，忽然星期二回来，那是上帝叫他回来。” 你做礼拜，上帝救了你，在这对面对面一个物质讲，感谢上帝。第二，另外一个，来，有一年，我弟弟打电话叫我母亲去 P.J. 帮忙照顾他孩子，两个孩子很小，我弟弟家里有女佣，但是。 他两公婆，一个做工程师，一个在国家银行做工，不得空。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他们不放心一一女女佣照顾他两个小儿，很小，几个月孩子。叫我母亲出去，我母亲只会讲板话，什么话都不会说。他出去很辛苦，没有人跟他谈话。早上到晚上，孩子媳妇才回来，所以他不大想出去。后来我劝说他。 我说：“弟弟需要两个孩子小，你出去不是你照顾你眼睛看就可以。他出去，他出去照顾我弟弟的孩子。两个月后，教牧学校 p a s s School 在云顶召开，我就驾车出去。甘蒙遮令的传道，林因为传道就扔翻我的车出去。那时候我走海边路，就是走松安松安不沙啦沙不的巴难呐，这这个。” 当我走走到一个地方，本来要转去云顶的路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忽然间一动，有个感动，我就对林传道说：“林传道，我去 PJ 看我的母亲一下好吗？你看啊，PJ 就在另外一条路哦。”林传道说：“没问题呀。”我就这样去 PJ，到我弟弟家的时候，我进屋子看不到我母亲。 阿妈，没有人应。我走到屋子最后一间房间。我一进屋子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看到我母亲躺在床上，地上是尿，我母亲撒尿在地上。小房间，房间里面一个小玻璃桌子都破了。 满地上都是玻璃碎，我过去摸一摸我的母亲，阿妈阿妈，她眼睛张开，模模糊糊的说：“你出来下吧？很好，我床铺下面有几百块钱，你记得拿。”哦。我在摸，烧的不得了的烧，模模糊糊的，我就到附近，我去买了 a e a d o 回来我就马上给他吃两粒，我是要去云顶开会的啊！我打个电话给我弟弟，他们要晚上才回来呀。母亲病到这样，他们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我要去云顶开会，临床他还在等着我，怎么办？我打电话回去，给穆师娘，告诉他母亲的状况，然后我说：“你去找穆斯林’。 包车米司令，包米司令的车，米司令那个时候是叫霸王车走斯里旺跟新加坡的包米司令的车出来，再妈妈回斯里兰，你也跟车出来收拾，回斯里兰看医生。三天过后我回来，我妈妈的身体已经好了。你们知道我所讲的米司令是谁吗？白英高。 随便嫁家给都摸，我是包他的车，我要付他车费。他说他不收我的车费。其实那个时候他生活也不好，所以这是牧师在三十年前就欠他的一个人情，一生还不完的。我讲这两个故事，我就是要给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她不舒服的时候，我会心乱。 为什么我母亲病危险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动呢刚才我已经说了，母亲、孩子生命、身体一线牵啊，分不开的。孩子、母亲、生命、身体也是一线牵啊，所以记得这句话。好，应该是了。母亲身体不好，儿女会感受得到；儿女身体的受损，母亲感同身受啊。年轻人，所以不要在你们的身体上随便这边画画，那边涂涂。 你知道吗？对妈妈来说，就好像坐在她的身上。得好好爱你们的身体，爱你们的生命，不要伤害，不要伤害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生命。有人说：“妈妈那大眼，我都卖未干。”怎么会不知道？你知道吗？罗马书第一章有一段圣经，讲到世界的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呢在。 二的行为，其中有一句话是什么啊？叫做“猫请亲，无亲亲”。无亲亲的意思是什么？寒冷，没心，无心。母亲心里面只有我们，我们的心有没有母亲啊？如果你的心没有母亲， 你怎么会感受到母亲的痛苦、母亲的身体、母亲的生命所承受的呢？所以，不要做一个没有心的孩子，要做一个有心。我们要怎么对母亲有心呢？没有时间，我就讲两点。第一，圣经里面说，不要叫母亲担忧，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你是不是很多事情让你的母亲烦恼？不行。 你会知道基本的原我外在的讲，圣经里头讲，个人呢，其身份呢，是阿那亚不多。你是不是阿那亚不多？是欧阳你是傻子。你讲什么本事？你讲什么，你读书读厉害？你讲什么，你很很很超本事？欧阳。圣经里面说，那欧阳。 而该奴耐烦恼的心，智慧的孩子不会叫母亲烦恼之心的。记得不要叫母亲烦恼之心，因为妈妈的心只有你。第二，圣经说什么？要使母亲快乐，使生你的快乐。你母亲有没有因你快乐？你阿妈躺卧的时哦 外娶阿花，哎，讲的时候是不是笑容满面的？还是外娶阿花？而且吗没接到我老了名污了或者我家里的阿亨啊，哇，一讲起来脸就笑笑的。还是我家里的阿亨啊，嗯，青年人，懂事的青年人，小孩子不会的。你妈妈讲到你的时候。 满脸笑容，容眼发光，还是讲到你的时候，苦苦的嘞。圣经里面说，当时生你的快乐，要让母亲快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妈妈讲起来就很高兴。最后，有一个老人病重，病重了，我就在他身边。当我在他在病重的时候，他忽然间。 安奶咯，奶咯，各位阿妈为咩啊？一哩老奶咯、哎，我就讲到，帮我，他是老人聊了，他母亲离开他几十年了。你看，他在病中的时候，妈，娘啊，我看着，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身体、生命，跟我们的母亲一线牵的，一生一世分不开的。女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是带粉红色的，是红色的。你妈妈、你爸爸还在，好好的爱你妈妈、爸爸，孝敬爸爸妈妈，免得你要知道，免得有一天悔恨来不及。 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了，他在世的时候，你曾经不孝，伤害他的心，今天你要做认罪的祷告，求上帝赦免你的罪。然后做一个立志祷告，从今天开始，我要我不叫我妈妈，我冇讲话，阿妈给心烦了我要叫我母亲，因为我快乐，因为我死了，因为圣经说什么？圣经里面说，那个人都豪俊巴内。 另外一个是嘞，那能当孝敬班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孝敬班呢，一晒你财富，这世界同样。这里偷得了，但永续的资源。甚至你的工资呢，可能你早去早回。当时孝敬班那里偷得了，就来个。你来孝敬班呢，舔阿爸，舔阿爸，孝顺阿爸，孝顺阿妈。如果你爱父母，孝敬爸爸，孝敬妈妈，上帝要赐福给你。 那就要师傅给你，就帮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在这个孝亲节日，我们立志做个爱母亲、爱父母的孩子。我们来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如果你们坐很久了，觉得要站起来，可以站起来。我们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 山里安殿，我的山楂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希拉，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面前，我是想你。 我的山楂美金百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希拉，在你的桌前，我思想的安定，我的山。 我要敬拜你。